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你们两位已经老熟人了，是吧？当然当然，共同参加过被取缔的组织，是吧？ <laughs> 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。他香港人没事儿。雷老师，雷老师 <laughs> 是合法合法组织。雷老师社社科院的，社科院，对对对，社科院。雷老师在我们这儿啊，被取缔了吗？ <laughs> 雷老师在我们这儿已经做过两回节目了，大家挺喜欢他。呃，头一个讲的一个。 就是说，这个呃，清朝，嗯，难道真的是亡于孙中山之手吗？嗯，不见得。哎，这是他提出的一个观点。嗯，再有一个呢，跟我们，哎，我们接十月十号那天就播了这个。嗯，然后再有一个呢，他跟我们讲啊。 他还有一个研究方向，就是研究当代史，就所谓我们说新中国建国以后。对对。但是他的研究的切入方向呢，是从生活细节。是的。比如那天跟我们聊了一个挺有意思，说这个贝多芬在中国的命运，哎，在被禁又怎么样解禁啊？很多细节。嗯。哎，今天雷老师还有一个研究方向，我也想请他呀。这文道你也会感兴趣。嗯。就是说，当代中国人的语言。 他有很多的这个发现，呃，不是我的发现，我只是说做做这方面的研究。我不是说嘛，研究共和国史其中包括日常生活的历史。那么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语言，嗯，语言的变化。实际上，我研究语言的变化，我就是研究近代史啊。我就是感觉到近代我们用的，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词，实际上是近代都是来自于日本近代新词。是，你说社会科学，对呀，嗯，还有什么？ 军队什么健康、美术、美学、设计、派出所，连这个地下室，这个词儿都是日语啊，日日日本的词儿啊，因为本来它英语叫做 basement，对，嗯，basement，那么严复就觉得应该用这中国传统的一个词儿来翻译这个叫窖，地窖那个窖，地窖，他这么翻，但是就通行不了，通行的是大量的留日的学生带回来地下室。 那么，同样“逻辑”这个词，我们现在你说谁说“逻辑”这个词不是汉语？嗯，实际上它到我们生活中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。嗯，因为最开始这个英语这个 “logic”，严复还是用中国传统的“名学”嘛，对，来翻译。对，那么。 日本是用逻辑来翻译，那也是抵挡不住那个近代大量的这个留日学生带。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些人把它用一个呃，不是汉语传统，但是汉语思维，我们自己翻译成理哲学嘛，也有人叫做就这个规则的则嘛，理哲学来来来翻译逻辑。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奇怪，这些字，你比如说地窖，这真的是中国原有的，大家也都用了，那为什么我们舍弃了这些原有的字眼？ 去用了地下室呢？又或者说像逻辑，那本来我们叫民学，那或许不是一般老百姓都知道什么叫民学啊。嗯，但是为什么就就都宁愿采取用逻辑的这样译法？呃，这个原因很复杂呢。原因复杂就是我关注到语言现象，一个总体现象呢，确实就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，语言背后，我跟你说，它是有权利、有政治、有经济、有文化，是那个总是强势的往弱势的地方。 传播，很难说从弱势的地方向强势的地方，或者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边缘向文化的中心，它的词汇进入进来，这种现象比较少。你看，我们看，嗯，比如说咱们你学中文啊，校长，我们都知道，从前俄国贵族都以说法语为荣啊，对吧？都要请那个。 家里都要请法文教就是他们得贵族都会法语，对法语，他们交谈都得谈法语，通行语言，你要是说俄语的人，觉得你就不是贵族。啊，这就是这个法国文化，它就有的当时就有那种强势嘛，强势。比如说，我们看那个书很有名的《安娜卡列尼娜》，对对，他第一个一开始引出故事就是那个安娜她的哥哥吧，对。 呃，跟那个法国女教师有染了，安娜去调解啊，这这这俄国这是这是这就是语言总是这样，它所以近代以来它就是这种或者新词儿，或者是这种发达社会发达国家的语言呢，像这种中国呀，像这种传，我们知道这个鸦片战争是中国打了开了大门，所以最开始的那些新词儿很多。 是传教士先翻译成汉语，嗯，那么日本明治维新，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，日本的开国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，是，最开始这些新词儿呢是日本学中国，嗯，学了一段之后，因为他改革搞得更彻底，像什么铁路啊什么，是中国最开始有，他改革搞得更彻底，反而他发达了，以后呢，中国那批从甲午战争之后被日本打败了，大量的留学生又把日本的这个。 往中国这个移，比如说，因为最开始很多词，中国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一个对应的对应的，比如说电话，中国最开始翻着德律风，德律风对德律风，德律风根嘛，德律风孩子。那么呢，实际上呢，日本人把它翻译做电话，嗯，电话，嗯，对吧？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电话也是个外来词。 嗯，是日语翻译。中国最开始用的是德里风，哎，所以日本成了个介绍人，是吧？对，把很多，而且你说这个规律啊，跟跟现在都有关系。你看这个经济，当年广东经济火的时候，嗯，我今天我们使用的语言有很多就是你们港怂的话， <laughs> 我我们叫港怂，对对，我们就是港怂，对对对， <laughs> 香港人的这个话进入了，但是你看这种现象，现在。 在全国经济的军事当中，广东没有当年那个地位了。对。那么，于是你就会看到，广东人乃至于香港人开始用起了大陆人的一些词汇。没错。哎，对啊，这个我没准你可以提供一些证据。我就是说，因为我是研究的，或者我关注的是这个港台语对这个大陆的语言的这个影响。我因为在这生活，我感受到，比如说这个，你像台湾的考考量。 我们中间都叫考虑，哎哎现在都用考量了，我发现没错，提高，嗯嗯，统一变成现在不知不觉变成提升，啊啊！我知道。后来我跟一个台湾学者谈起这个，一个台湾学者说，哎，大陆也对台湾现在有很大的影响。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因为我自己对台湾的，他说叫做氛围，啊，什么氛围？嗯，对。他说氛围，我们台湾从前没不用这一词儿，对，也是大陆这边对台湾。我说那两岸的语言开始融合。 有融合的趋势，包括这个香港粤语啊。我记得我八十年代第一次到广州，见广州到处饭馆里写一个不是那个理发馆，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火字旁一个局长的局。狗，我想着这是局。狗局局，局，来是干什么？叫什么？普通话叫盐焗鸡。能也是后传来的哈，蒸汽焗油。对，叫哦，后来生猛海鲜。嗯，啊，慢慢了之后，你看，马上。 最早的粤语北上是都是这个饮食和理发，接着什么海鲜，北京的饭馆也都什么。后来还有打的啊，对对，的打呢其实是北方人的讲法，这个打的是综合的嘛，因为我们广东人是不用打这个字的，对对，就不会说打的呃，现在当然广东人也这么讲，对，但是这个的的确是香港人翻译那个英语英语的 taxi 嘛，我们叫 taxi 嘛，所以在一九八三年，我当时读研究生，我还专门注意到有当时有个报纸写了一篇文章，就分析说不能用打的。 因为这个“的”就是你刚才说的，是香港人翻译成英语 “taxi” 地方啊。是。那你说我们的正式翻译那个 “taxi” 叫做出租汽车或者叫出租车。嗯。为什么你要用香港的这个“的”打的？说香港是英国的，当时还没回来嘛，对吧？殖民地。香港呢是英国的殖民地。你现在在用殖民地的话，你用“打的”这个词，就叫做自我次殖民地化，就是你又被香港的语言殖民了一道。 啊， <laughs> 但是呢，你这样规定或者你也说，实际上语言我觉得是最难控制的。你们老百姓现在不还是用打的？就就是打的，啊就而且这个东西里边，我觉得还有一个，啊 <laughs> 就是说你这个词儿啊， <laughs> 呃，发明的好不好，还有一个关系。对，你比方像咱们用这一个代替的词儿，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儿不合理。嗯，就是你不要说打的，你说出租车，出租车这个词啊，不科就不对的。 出租车很容易让我搞混淆，就是那种中巴的，中租车的也叫出租车，出租的车呀。那小巴什么的也可以叫出租的车，所以这个你看，但是我可以接受台湾人的叫法，计程车，对对对，对吧？计程车，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啊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刚才讲中巴小巴，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，哎，八八也是个月月从前八是是从英语来的，也是我们那么呢，在四九年以前也用八。 后来就逐渐逐渐就觉得这有殖民的，就用公共车呀，或者是大轿车呀、中轿车呀、大轿、中轿、小轿，嗯。但是逐渐你看现在都是用爸。哎他又会了。包括有一个这个，我就关注这个现象很复杂。比如说这个我们用那个麦克，话筒，从前是叫做麦克，后来四九年是逐渐用作话筒，就不用那个音译。我是跟着香港人叫广东人叫麦，我。哎，现在又叫麦就是麦克务来的嘛，呃，现在又都都叫麦。 你去唱歌的话，谁拿着那个唱歌叫做麦霸？麦霸，麦麦霸，就是麦。现在又回复到这种音，反正这种语言的特别的有意思。你关注？而且现在这个网络的这个语言，嗯，也进来了。你就对，他就就是说碰见过一个，有一回有个中国的这个教练，就是教练，就是中央生气了，就是中央电视台第五频道体育频道，那是好几年前了。 哦，一个篮球赛，篮球赛完了之后，不是教练都要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吗？我看那个老的老教练非常还是老教练非常生气的，指名某某报的某某记者来了吗？一个小年轻说：“我来了。”他说：“你我还活着呢，你为什么骂我？说我是骨灰级教练。” <laughs> 我这骨灰级，我还没有说，我当时也没第一次听出一次。我看电视，我还想，这个小年轻真是不说人家叫骨灰级，叫骨灰级啊！我当时心里也这么想，但是我一查。 完了，那个这这哦， <laughs> 骨灰级是一种网络语言，年轻人已经很普遍了，对，是一种赞扬的。对，这是我这个，这种语言啊，是有这个时代性的，不同的时代，所以会产生矛盾。您是骨灰级的学者， <laughs> <laughs> 骨灰级学者了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是语言呢，它确实是有这个。 很很复杂的这句千，也很有趣，没错。而且你说你像台湾人，我们在一起这个播音的时候，我一开始很长时间我没弄明白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说，我们这说和呀，他们一说中国汉美国，对，我说你汉什么汉？ <laughs> 中国汉美国，他管这个这什么和什么呀？对对对对，对雷姨汉，对这个这个这个，比如说还有这个垃圾桶。 对，以前我们在台湾都叫“乐色桶”，乐色。对。那实际上是英文的那个什么什么，也不是，不是 rubbish，rubbish。但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。但我知道台湾的这个原来讲的国语里面啊，嗯，它当然也是北方官话为主，那还是那个就跟今天普通话差不多。但是它有一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。我听台湾那些老人跟我讲，说是受了一点江浙的影响。 是当年的国民党，主要是江浙帮、江浙集团、江浙集团过去，是有点江浙一样。赣集团打败了江浙集团，对对，对。湘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您来。嗯，我因为咱们刚才说的语言的这个变化是变动不居，谁想控制都很困难。但实际上呢，总有一种，就是大家对这种语言的变化有一种不同的态度。嗯，有的人是赞同的，觉得就应该变，或者有的人就是大家都这么说，我就说了。有的人会坚决反对。 说这个是对这个传统文化或传统语言的一种污染、迫害、伤害。比如说，近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大臣，姓的张之洞，嗯，他是非常开明的，办了很多新式企业，是啊，其实包括办学校，是啊。那么他对我刚才讲到，咱们刚才讲到，恰恰他是最后那几年，大量的日本词开始用进中国来了，他就接受不了，他那么开明的人，他接受不了这个，嗯，他就最痛恨日本词儿。 以他有一次，他让他的一个大概是办学，他要办新式学校，他让他的一个幕幕僚啊，帮他起草起草这个大纲啊，办学其中有健康，要注重学生健康嘛。嗯，健康这个词儿也是日本词儿。嗯，张之洞看了之后非常生气，就批了几个字儿，扔给这个幕僚说：“健康乃日本名词，用之殊绝可恨。”哦，哪儿知道这个幕僚也很厉害。 他就发现你张之洞用的是“健康”乃日本名词，名词这个也是日本新词。他说他马上批回来，他他马上又写了一个说：“名词意这个日本新词，用之也觉可恨。”就这意思。 <laughs> 所以你反对这个的，你很难摆脱这种语言的这个嗯啊，用新的语言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。 而且我觉得这里头还有个还有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就是说，呃，一个名词进来啊，一个新词进来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它有时候，因为我们传统一般人呢，就俗名的观念，认为所谓的任何的字眼、任何的词汇，它就对应一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比如说，我现在翻译一个东西叫“健康”，那就表示原来我们中国人说不定也有也有个类似“健康”这样的东西。 那只不过现在新的名词替代了旧名词，但也有的时候呢，是我们中国原来没这个东西，像刚才讲电话，所以你来了个新名词，我们需要它。但还有一种情况更复杂，就是我们原来中国模模糊糊的有些对应的实质的这个东西，但是不是那么确定，不是那么实在，或许不是这个意思，来了一个新名词之后，就把一些旧的东西再整理归纳范畴进去了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像文化。 嗯，我我以前一直在想这个事儿，就是文化也是个外来词嘛。哦，对，文化也是日本人译的嘛。那但文化是什么呢？你回想中国，我们今天一讲我们中国的根本是什么？我们中国的历来的最值得骄傲什么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。但你回头想，那什么叫中国文化？就过去中国，就清朝以前有没有在没有文化这个字之前，嗯，我们用什么来讲文化呢？哎呃，不光是这个文化。 中国古代也没有文学，对，中国只有诗词歌赋，一说就是啊，这个叫文，就叫文子集，就叫文，文学好像也是日本翻译过来的，是。那那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美学，对，都是体育，嗯，连设计，美都是一样，都是近代从日本来的。但但这是出现一个问题了，这个问题是哪呢？就是说。 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，你别说问一般人，我们说文化是什么呢？文化你就说啊，包括了文学、建筑、艺术，甚至什么人类生活总和等等，叫文化。但是在过去的中国，我们是没有一个这么对应的概念的。就以前的中国人，我们可以啊，比如画、诗词歌赋、曲乐这些东西，我们或许会觉得他们勉强归在一类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把建筑、把饮食。 都跟你写诗、画画、放一块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觉得是完全两码事儿。但是文化这个东西呢，就把他们全包进来。对，所以文化这个范畴是个新殖民。如果用刚才你说八三年反精神文明污染，文化这个词都不能用。不是反精神文明污染，反精神污染。反精神污染，文明这个不对。对对对，看来有文明也是外来的。你看，所以这些东西是是是外来的词。 是外来的词来了之后，我们才重新改造了对中国的历史的这个理解。确实，这个很复杂。比如说，有的是中国从前有的词儿，赋予了完全新意，那么就得非常做非常多的工作来解释。嗯。比如说，英国或者英语的词这个 revolution 革命。革命。嗯。日本就用了是中国汤武革命用的汉字。嗯。那么梁启超他到日本去了，接受了这个革命这个概念，他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解释这个革命。 和我们中国传统经典中的那个汤武革命是不同的。那么，比如说这个 party，the party 党，党在中国传统的词汇中是个贬义的，对，呃上黑嘛是朋党，呃君子不党。那么日本用这个党这个词来翻译作。 它就现在这个政党政治，那么至少是个中性的词汇。这个党，呃，就谈现代政党政治。那么中国现在用“党”这个词汇，多数都是在现代意义上的来用了，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来用的了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传统的字，所以有的人说，哎，中国早就有这个“革命”这个词儿，是吧？实际上它已经和现和我们从日本引进之后，它的意义就不一样。比如说经济。 比如说，你看《红楼梦》里就说贾宝玉没出息，完全不走那个仕途经济，就是不治营这个营生啊。就是，但是经济中国传统有和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经济学是两个概念。两个概念。呃，严复翻译做这个经济学，他就主张翻译说计学。对，计算的计。计算的计啊，计学，但还是被那个经济。 对，还是被日本的这个经济啊来翻译着那个，所以你看这个，你说说，你说说像 party 啊，嗯，就我们今天意思也是变化很大。现在年轻人说 <laughs> 我们参加 party，他不是要入党，还 <laughs> 是要参加土豪趴。 <laughs> 对对对，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啊，本身就是英语的词入了。我今天他才告诉我，才知道是现代汉语词典吗？词典对，早就收了。现代汉语现在早就开始收英语词，就直接字母的英语字母词。 早就收了，我是支持，因为对于这个呢，确实有不同的观点。有的人认为你把这个收了，嗯，那还叫汉语吗？比如说我他甚至比如说比较保守的人可以接受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原来就是刚才说对港台语曾经是有过这个比较抵触的，觉得不能收不能用。那么呢，实际上现在也阻止不了。我就注意到那个胡连会、胡锦涛和连战会呢，其中用了一个词叫做愿景。 愿景，vision 啊，用了愿景，福建大陆不不用不用这个，台湾这个不，哎，但是他俩一用了之后，当时那个《现汉地基版》的马上要复印了，马上把这个愿景放进去，收进去了。但所以这个有争议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不光是在哪个国家呀，都有这种要保护语言纯洁的这种势力组织。你看，我给你念一新闻啊，《德国明镜周刊》说。 报道 <coughs> 德国最受人尊重的一个大词典是什么？杜登德语大词典，因为收录了过多的英语词汇，遭到批判。呃，有一个保护和宣传德语的组织叫德语协会，这个组织呢就授予这本词典叫“语言通奸犯奖”。 <laughs> 就这个，你这个是在通奸奸我们的德国语言。所以这个语言有时候很难人为控制。比如说，我注意到了，我研究这个，注意到年轻一代，或者是受电视啊、电影的交流多的影响，像咱们。 我不知道你是香港人啊，咱们俩这个表示惊讶，他哎呦哎呦或者怎么着啊，年轻的他说哇塞哇塞啊哇哇啊，他们很自然的一种称呼了。但是呢，我看到这个 <laughs> 我看到这个曾经有过规定，说电视台的主持人。 不应该用哇塞哇！ <laughs> 实际上他不知道，年轻的主持人对他来说已经是没错日常，他不是已经不是刻意模仿了，就是自然然。所以我当时觉得，你想用这种规定来他已经没有，所以有时候这些部门规定它是脱离实际情况的。对，那你比如说，像我举个例子，有一阵子，现在好像少了，前几年的时候。 呃，这个广电部门还喜欢叫全国的主持人不能学港台腔。对呀，我说的就是这嘛。哇，对。但当时很好玩的是，其实很多港台主持人都已经在大陆做节目，你又叫他们不能学港台腔，那怎么办呢？后来就说，OK，港台主持人可以用港台腔，非港台主持人不能用港台腔。但是后来，你现在看到，其实很多年轻人，包括我在大陆的时候碰到一些年轻人跟他聊天，我我他想你是台湾来的吗？他不是啊。 我我广东的，我上海的，那怎么说话有股台湾味儿呢？没错，你你你有这感觉吗？就这个学来的。你说这个母语啊，本来是水土，嗯，可是今天的水土啊，跨越地域了，嗯，电视就是水土啊，电视剧就是水土，所以今天一九零后的女孩啊，你听不出她是什么河北、山东的，你觉得她就是台湾的，但对她来说也不是装的了，她就是电视剧学来很自然的，对呀，对呀。所以从这个语言的角度，我觉得你谁是比较厉害的？嗯。 赵本山是比较厉害的。你看，来自东北农村的，他把东北农村的那种语言、一个字词儿，变成全国通行语了，忽悠。没错，忽悠。但是，我注意到背后他也是有权利在那。那当然。中央电视台春晚，如果不是春晚，这种忽悠恐怕就局限于东北那一个地方。还是得要今天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词汇才能成为一个录。词汇都词汇，中央电视台一不留神就。